้านเป็นผู้ถานเราเป็นคนเชื่อเรียกว่าสาปัจฉาเอตัมมังกรมุตมังเป็นมงคลอันสูงสุดแต่ว่า โอกาสนี้ไม่ต้องคิดมาทำมันเกิดอะไรขึ้นกับขณะที่เราปฏิบัติได้พบเห็นสิ่งที่เกิดขึ้น 金刚法啥的，嗯，咱们报对，报不累，那报那个报。打卡，打遇到早餐的时间，修行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境界，尽量从自身上。 尽量从啊你的修行中找答案，啊，这个时间是非常啊宝贵的时间，啊，那么有一些问题就可以提。问题是？ ได้ยินไหมครับท่านถามว่าร่างกายไม่ใช่ของเราจิตใจไม่ใช่ของเรา แล้วที่กำลังยกมือที่กำลัง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นี้ ใครเป็นคน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ใครเป็นคนยกมือแบบนี้ครับ เราใช้กาย เราใช้ใจนะ ไม่ใช่กายพวกเราไม่ใช่เราใช่กายเราใช้มันให้มันรู้เอา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มันให้มัน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รู้เราใช่มันรู้นะไม่ใช่ว่า การเดินเป็นกอง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ติอะไรเป็นคนสร้างเรานี่แหละเป็นคนใช่มันรู้สึกตัว 我们是用这个身体来休息，是借这个身体来休息。没有这个身体，我们不可能。 见到生命啊，但是呢，我们不能让他来利用我们啊，不能让你的身、你的心啊来利用你。 觉性在做，不是跟着妄念在做动作，不是跟着妄念在进行，是用觉性在做手部动作，用觉性在进行。嗯，对哇，让开，没吹到，DJ 没吹到，我们这里算，一。 ที่เราเป็นสุขเป็นทุกข์อะไรแช่เราร่างกายแช่เราสุขร่างกายแช่เราทุกข์จิตใจแช่เราสุขจิตใจแช่เรา ทุกข์นั่นไม่ใช่ตัวตนแน่นอนแต่เราต้องใช้มันพ่อครับเตะไม้ใกล้ๆปากนะครับมันว่าได้ยินได้ยินง 这个心，我们要会利用它，要会用。如何借用这个身体，把真理修出来？其实就是借假的修真。嗯，左脚呢，两个脚，一，左手。 พิสูจน์ตัดว่าสังขารคือร่างกายจิตใจไม่ใช่ตัวไม่ใช่ตน ไม่ควรถือว่าเราว่าของเราว่าตัวว่าตนของเราพระเจ้าแสดงอย่างนี้ แต่ว่า ที่ไม่ใช่ตัวใช่ตนเราห้ามไม่ได้ เราไม่เป็นใหญ่ ไม่เป็นใหญ่ในกายนี้ เวลานี้มันก็ไปของมันไหลไปอยู่ไม่มีใครป้องกันได้ ไม่มีใครเป็นใหญ่จะพ่อกายนี่คือไม่ใช่ตัวเจ้าตนเป็นใหญ่หมายถึงว่า เราบังคับเราเป็นช่างไม่ได้นี่คือเค่จนแค่ตนซึ่งมันร้อนห้ามไม่ได้มันหนาวห้ามไม่ได้ 我我们都有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受、想、行、识不能让它变成你的老大。色、受、想、行、识不能。 随性到老，不能跟着色、受、想、行、识走。嗯，好，啊，拜个主都好。哈哈哈。常常给老人家住在那六角门，早上好，看病，我们见。 这个生会生老病死，我们这个身体啊，我们这四大五阴会生老病死。你知不知道？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有一个人想死吗？没有人想死，但是他一定会生老病死，一定会生老病死。说明你控制不了他，控制不了他的，就是我们讲的无我。无常苦无我里面的无我，无我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控制不了你的身。 控制不了的，你修道行过程中，你发现你的心，你更控制不了。哪有一个真我在？如果一个真我在，你应该可以控制。控制不了的，才是真正的我。这个觉性是真我吗？ มีเป็นของใครไหม เป็นของใครไหมเสื้อที่เราใส่เนี่ยมีไหมเป็นของใครไหมของใครไหม他这个披风是谁的吗？ไม่มีนะเราก็ใช้ใช้มาคุมกันหนาว ก็คือเราใช้กายใช้ใจเราเพื่อฝึกสติใช้ให้เกิ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ใช่ไหมมันไม่ใช่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แต่เราใช้มันได้ 这个披风，我们来到北京是美元一个啊，嗯，是你的吗？你借用七天，我家你自己背我借用七天，嗯，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它，嗯，可以用它，我们用它我们就不冷，不冷就可以好好的做去修，修了以后你就能开悟，你就能有大智慧，不是我们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它，习雪的。 พอเราจะกลับบ้านนะเราไปได้ไหมเอาไปไม่ได้ของบ้านของธรรมชาติตอนเราจะตาย เราก็ต้องคืนร่างกายไหมเราไปยึดร่างกายเราก็ไม่ได้ยึดจิตใจก็ไม่ได้เราก็ต้องวางต้องปล่อยทั้งหมดสติ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สติเป็นการเหมือนใช้เพื่อคุมใช้ ให้เกิ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ใช้แล้วก็วางใช้แล้วก็วางสติบังคับไม่ได้นะมันเกิดขึ้นเองแล้วก็มันก็ดับขึ้นเองเกิดขึ้นใหม่ แต่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สร้างเหตุให้เกิดสติได้我们就是用我们的觉性，为了啊让自己能够啊产生智慧，离苦得乐。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决心很强，有的时候决心很多。 你想让你时时刻刻都保持觉性，你现在能做到吗？我们都知道，我们冷，对吗？我们穿了衣服，我们说我们有觉性，我们有觉性，我们有觉性。 那么，如果是外面很冷，没披它走出去了，就是没有决心。决心会给我们带来寒多利益，没有决心的人，出去外面就感冒了，鼻涕。 学到的东西呢？嗯，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佛是快乐的，然后嗯，就是修行也是快乐。我想问一下，这个快乐和这个就是我们，嗯，就是您说的那个，就是如果要是苦，也是要看到这个苦，你并不在苦里面；快乐，你是看到这个快乐。 你不在快乐里面，那么我修修行的这个快乐和这个平时的，这就说我修行的这种喜悦吧，或者是说这种，嗯，就叫什么，就是快乐的感觉和平时的那个是不是有分别？就嗯，那么我就说我能知道，就说我得到一件东西的快乐。 肯定和这个修佛的这种喜悦是有区别的，但是这种修佛的喜悦呢，是不是也是要我看到我在喜悦？有吗？这两天有吗？就是讲法喜，不是我，就不是法喜，就是觉得，嗯，修佛是，就是说。 和得到东西的那种快乐的感觉不一样，是发自心底的那种喜快乐、喜悦。就是说那种快乐是一时的，就是说这种快乐呢可能会是，就是说我觉得是有分别的，但是我说不清楚。但是我就是要那种快乐是不是也是我看到我在快乐？就是这是一个，嗯，还有。 Ha ha ha! เขาก็จะสตินี่เป็นของดี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นี่เป็นของดีครับ แล้วก็ทำ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ขที่แท้จริงเกิดขึ้น สุขที่แท้จริงเกิดขึ้น กับสุขที่สุขที่เกิดจากทางโลกที่สุขจากการได้ของมานี่มันต่างกันยังไงครับสุขสุขแบบโลกุตระกับสุขแบบโลกียะมันต่างกันยังไงครับ สุขแบบโลกกับสุขแบบ มีความสุขจาก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ข้าใจธรรมเนี่ยมันต่างกันยังไงครับเป็นคำถามเนาะ เม่ได้พบเห็นโลกิยะสุขแบบโลกิยะสุขเพราะมีลูกมีรสมีกลิ่นมีเสียง มีสัมผัสมีอารมณ์อาศัยนิมิต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ขสุขโลกุตละไม่ต้องอาศัยนิมิต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ขสุขในธรรมสุขในความสงบ 那菩提、善地、波浪、速降、速毁、涅槃、果、果、觉悟、果、涅槃。世间的快乐是在色、声、香、味、触、法上得到快乐。色、声、香、味、触、法是从眼、耳、鼻、舌、身。 有了眼耳鼻舌身意，你就产生了色声香味触法。世间人的快乐是从色声香味触法中得到。那老话说，没用，没有用这种快乐没有？等一下，出世间的。 事情都不执着，对任何事情都能放下的之后的那种心境。接下来就是我要问了，就是那就是平凡的人，如果他要是就我觉得苦是很难很容易放下的，就是快乐当然就是有的时候。 嗯，不是很容易放下。如果我要是放下了苦，也放下了快乐，那么我就是一无所有。嗯，差不多这个意思吧。就是说，嗯，我我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呃，老和尚今天说，呃，那彼岸的意思就是说，我想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和尚说你先到这儿了。 然后呢，你来彼岸了，就是说，我想知道彼岸的好，还有一个就是说，一般的人，就说像悉达多王子，他有自己的目标，去嗯找到脱离苦的方法，这样来拯救众生。嗯，我想问一下一般人的目标，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什么，嗯，就是普通不去。 做出家人，但是我又不是说为了让自己怎么样，我就想问一下，出家人如果要是想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或者说现呃以及现在的目标，修佛的目标是什么？有什么好？最后一个问题，我不太清楚，最后最后讲的，连连卡我 ถามเดี๋ยวถามซุกถามคำถามใหม่ครับ มีคำถามใหม่ครับ เดี๋ยวเดี๋ยวครับททีี่่เ嗯，差不多。我还是刚才那个问่嗯，这个没有问题就一无所有。 对，没有没有苦也没有乐。我想就是说，但是很多伟大的人，嗯，还是去，还是很有很多是修佛的，所以我才就是到这儿来学佛。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伟大的没出家的人他们的，就是说，但是我又不可能像他们做到那样去苦救众生。 <laughs> 一般的人他他们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พ่อบอกอที่บอกว่าให้อยู่กับทุกข์ว่าให้อยู่กับสุขให้เห็นทุกข์ให้เห็นสุขแล้วคันนี้เขาก็รู้ว่าแล้วชีวิตนี้จะอยู่ยังไงถ้าแบบ มัน มันบ่มีสุขบ่มีทุกข์เลยแต่สุขนี่มักสุขนี่เขาคิดว่าสุขนี่หนาที่ต้องเอาแบบนี้ครับแบบแบบ กินเป็นโรคขี้กามีความสุขเพราะเด็กโตโรคผิวหนังโรคขาดเคลื่อ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ล้วเพราะเด็กโตแล้วมีความสุข โรคขี้กาแต่คนดีคนหนึ่งรักษาขี้กากหายไม่ต้องเก่า ไม่ต้องเก่าขี้กากอีก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สุขไหม ตอนเป็นโรคผิวหนังคือโรคปากเปื่อน เวลาเกา มีความสุข รู้สึกเกาแล้วมันสุขมันสบาย แต่อีกคนหนึ่งรักษาโรคหายแล้วไม่ต้องเกา เรียกว่ามีความสุขหรือไม่มีหรือไม่มีความสุขได้ครับเข้จก็คือเรียกสุดท้ายก็คือว่า แล้วการที่ไม่ต้องเกาเนี่ยมันเป็นความสุขไหม 有一个人得了这个皮肤病，很痒，很痒，然后呢就一直在那边挠它，因为它很痒，挠了以后就很舒服，他认为这是种快乐，因为它很痒，挠了就很舒服，很快乐。还有一个人。 得了同样的病，皮肤病很晚，但是他去想办法找医生吃药，么很多办法解决了他的这个病，没有皮肤病了，好了，病好了。然后这样的问题就问你，这两个人谁比较快乐？ 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บางทีที่เราความสุขที่เกิดการปฏิบัติมันอาจจะยังไม่ไม่เหมือนความสุขที่เราเข้าใจมันสุขมากกว่านั้นคือดีพระเจ้าก็เปรียบเหมือนมันเป็นสุขอย่างยิ่ง สุขอย่างยิ่งสุขไม่เหมือนสุขที่เราได้มา就是说，啊，你好好的用功，这七天内，很有可能会看到 我们讲的那种快乐，好好的用功啊！只有你自己亲身体验到，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你才知道他有多快乐。啊，师父也说，佛陀说了，这个快乐是世界上无与伦比快乐。 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ความสุขแบบนี้ไปช่วยคนอนได้ใช่ไหมคะเอานี้มาเป้าหมยคืออะต้องเข้าใจอย่างนี้ก่อนนะต้องเข้าใจให้ชัดก่อนว่าทุกนี่ไม่ใช่ตรงข้ามกับสุข ทุกตรงข้ามกับไม่ทุกสุขตรงข้ามกับไม่สุขเข้าใจไหมครับ苦的对面就是乐，苦的反义词是不苦，乐的反义词是不乐。嗯，คนคนทั่วไปจะเข้าใจว่าถ้าไม่ถ้าไม่ทุกข์ก็สุขถ้าไม่สุขก็ทุกข์ 在经，在禅，它讨论哪，就是，เหนือสุขเหนือทุกเห็นเห็นทั้งทุกเห็นทั้งสุขเนี่ย。一般都理解说苦，如果不苦就是乐，如果不乐就是苦，一般人都这样理解。可是我们追求的法，追求的真理，佛法修的这个东西，啊，它是超越你所想象的苦和乐的。 是超越一切的。还是像师傅刚才讲，这几天好好的用功，你很有可能嗯尝到那个好的滋味。我们这几天已经有几位师兄都尝到一点点甜味儿了。เหมือนอย่างที่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ศเมื่อเช้าว่า คนทั่วไปก็ลอยอยู่ในแม่น้ำเนาะเวลาว่ายน้ำอะไรบางทีมันก็สุกนะ มันก็มันก็มีความสุขใช่ไหมว่ายน้ำก็มีความสุข แต่การที่ขึ้นมาอยู่บนฝั่งแล้วไม่ต้องว่ายไม่ต้องเหนื่อยมันสุขยิ่งกว่าที่ต้องสุขจากการว่ายน้ำมันสบายกว่ากันเยอะเลย就像我们讲，在苦海里和在岸上，啊，他说你在苦海里，刚刚下去的时候，一个很喜欢游泳的人，一定游得很开心，可是你一直都上不来，锻炼 那你游个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你一直都爬不上来，你苦不苦？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上了岸了，哪一种才是乐呢？嗯。由于咱们时间比较宝贵，嗯，希望大家尽量的不要问一些教育的学生的问题。那有一个纸条，大家等一下，先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这个问题对大家是一个共共通的，问就是如何对治谈修过程中出现的噪音，比如说咱们这两天对面有一个机械施工，噪音老是过来，如何对治？ เสียงก่อสร้างนะครับ เสียงป๊อกป๊อกป๊อกปอกนะครับ เสียงเสียงที่เขากำลังก่อสร้างนะครับเวลาปฏิบัติทำไปบางทีมีอาการหงุดหงิดกับเสียงก่อสร้างแบบนี้ครับ ต้องทํำยังไงครับต้องวางเสียงที่มากระทบครับ เสียงก็สักว่าเสียงบางทีก็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จากมัน ได้ยินเราก็กลับมารู้สึกตัวบางทีเราเราอย่าไป 要被冷血、声浪，但凡心在跟肉揪不放，没分量。不要把声浪变成我们听到的声音啊，你不要讨厌它，但是如果你讨厌那个声音的这种念头出现了，你马上看见。 你一看见，你一觉知道你讨厌的声音，下面你要做什么？回到当下的觉知上，动作上。 喜悦很喜悦，随时都能想起看它，便可以回到肢体动作上来。但是下午某个时候起，突然兴起强烈的困扰，感情方面的念头和情绪，看他却觉得很顽固、无力感，有无力感，仿佛战胜不了他，是不是？怎么办？是不是？ 啊，出现种情况怎么办？就是身体的强烈的困扰，感情方面的念头出来了。嗯，看他却觉得很顽固、无力。嗯，仿佛战胜不了他，怎么办？开始是喜悦。对，就是开始感到喜悦，就是这个喜悦能看到他，看着他也能回到自己的动作来。但是呢，出现了感情方面的念头，仿佛战胜不了他。 意思是回不到、就不动上来怎么办？喜悦很容易回来，但是不开心的事就很难回到刚才的会上。对对对，不是的。 ตอนตอนเศร้าปฏิบัติทำรู้สึกตัวดี มีความสุขดีครับ แต่ตอนบ่ายมีความคิด แล้วก็กลับมาอยู่กับปัจจุบันว่าได้ รู้สึกตัวว่าได้ก็เลยรู้สึกเมื่อยรู้สึกว่าอยากปฏิบัติทำแล้วเป็นไงครับอย่างนั้น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เกิดขึ้นกับจิตใจบางทีก็มีสุขบางทีก็มีทุกข์ให้เห็นมัน 不是一直跟你们讲吗？啊，有苦有乐，从自身上去寻找答案。你看，啊，你的苦和乐在表演给你。 开始让明哥，然后现在你的苦来了，啊，从自身上看得清清楚楚，对吗？啊，那么它来了，不管是好的坏的，不要有一个喜欢和不喜欢，啊，啊，好的，如果能回到当下，你一定觉得很好，啊，如果回不到当下，念头刚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觉得不好。 现在又掉入了好的、不好、喜欢跟不喜欢中，再去觉知它，为什么不好的事情来了，你就不喜欢？不喜欢的这一面你觉知到了吗？你看见了吗？啊，苦来了你就不喜欢，你看见了吗？当你看见它，在心中回到当下就很容易，是不是快乐的时候看得很清楚？ 烦恼来的时候，想回来，但是还想进去那个念头里面，对吗？ระวางใจใหม่นะที่อยากให้มันหายอยากให้มันสงบนะเราต้องรู้ทั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ตัวนี้รู้ทันความอยากบืงทีมันมีสุขบางทีมีทุกข์ท่านเราสุขสุขทุกข์ทุกข์เป็นั่นแหละสงบก็สุขดีมันฟุ้งซ่านก็ทุกข์ นั่นละสุขทุกข์เป็นอย่างนั้นมันไม่เที่ยงไม่ควรถือว่าเราว่าของเราเป็นอาการที่มันเกิดขึ้นให้เห็นมัน就是修行中每个人都出现状况啊，只是啊，刚才讲，就是你自身上就像演戏一样给你看，你要看 而不是成为他，对吗？เราปฏิเสธไม่ได้ ในโลกนี้เราไม่ได้อยู่คนเดียว ในกายของเราใน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เนี่ยมีทั้งกิเลสพันห้าตัณหาร้อยแปดเรียนให้จบถ้าเห็นเราก็จบ นี่คือสุขนี่คือทุกข์ นี่คือพอใจนี่คือความไม่พอใจถอนออกมามาเห็นความพอใจเหมือนหัวมือความไม่พอใจเหมือนใต้มือเราอยู่ตรงกลางเนี่ยให้เห็นพอใจให้เห็นไม่พอใจเราอยู่ตรงเห็นนี่ยเนียนี่ว่ามัชชิมาปฏิปทาเป็นกลางเป็นกลางา你要看到啊，你的 心验是满意的和不满意的，满意的你不住不要，不满意的更不住更不要，在哪？在中间，跟决心在一起，跟当下在一起，重要是你看见。 你看见自己很讨厌、很不满意。你如果真的看见，你就能回到当下。下一个问题是，昨天张老回答我的问题说，他修正念的时候，曾经手痛的拿不起筷子来，这说明我练的太少了，我很惭愧。 同时呢，使我升起了极大的信心。看那个体育教练高位截瘫，那是甘部老师，高位截瘫还能练坐轮坛，而且有了成就。我记住了其中长老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能谈手掌，就能练坐龙坛，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中国有一句话，十指连心。 那么手部动作是否能够加强心脏的力量啊？能够把气脉打开？如果气脉打开了，心脏的力量增强了，这样是不是亡年就少了，血性就增强了？ อสร้างจังหวะยกมือ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ครับ เขารู้สึกว่าเป็นให้ให้หัวใจให้ให้เลือดล้มให้ให้ร่างกาย แข็งแรง กว่าเก่า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รับหมายถึงว่าทำ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ทำให้สุขภาพดีหรือเปล่าดีกว่าเก่าแม่นบครับ แล้วก็อีกได้อีกส่วนหนึ่งก็อาจจะแต่ไม่แน่ใจว่า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 อันนี้คือจุดมุ่งหมาย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รือเป็นแค่ของเสริมอย่างไรครับหลวงพ่อได้ประโยชน์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ได้พลังงานได้สติ เยนนัดเดียวได้นัดของตัวได้กำลังงานได้ความรู้สึกตัวร่างกายด้วยเวลานี่ต้องตาไปแขนแขนแขนแขนมีสติที่ยกขึ้นยกขึ้นมีสติได้พลังงานต่อไปกล้ามเนื้อใหญ่พลังจะดีเป็นโยคะ做共产的烈士吗？ 会让我们的身体健康，还会让我们的心健康。射一箭，击中两只鸟。重要的是学具，知道。 <laughs> <laughs> 很多人都说这个郑功成有点像太极拳。太极拳只是能让你身体健康。我的比太极拳可，嗯。 妙多，我能让你彻底的离苦。你找这位，这位สอน，有事啦，สอน错咯。那我话，杨仁要来สอน呐，来สอนแบบ龙婆娟。杨仁就来สอน，来สอนแบบ龙婆娟。 我我的男男带的。你说我曾经去美国，啊，一个寺院的人说，啊，别的不用教我们，就教我们做手部动作和心情，我们要学个平常。 的运动发现，我们动的当中快乐和喜悦当中，就没有一个我是无我的、无常的，也没无常的是苦的。但是今天，嗯，老师讲的时候也说了，说我们这个练动中尝试借身体来修行，不能让它来利用我们，用觉性做主，那是那个。 啊，用随心得主，用讲修身。就是说，我们都有谁受强持五欲，嗯，不能让他，不能让那个五欲当老大。就是说，现在我在公司是有个困难，就这个问题困难我很久，我也请教过很多人，但是一直还没理解到。就是说，前面说的是我们身体当中无我来，就是但是没有那个我今天是哦，要不是利用我的身体来修那个，就是说，没有我的说，但是修行的是属于。 就是这个这个有点，就是如果这个问题不行的话，如果可以把它放下，来，先练。这个问题，先说到这个，就是我一直很困难，就是这一方面。嗯。嗯。记好了，好，背答，背答。 cái trường cái trường là cái trường là mimi tôi tao hay tôi bảo gì con nghĩ bộ là họ rồi con trai เรื่อยเดี๋ยวจะรู้เองอธิบายเท่าไหร่ก็ไม่เข้าใจ เหมือนคุณไม่เคยไปเมืองไทย อธิบายที่สุกโตไม่รู้เรื่องหรอกถ้าเห็นเองจะเข้าใจ不要再想了这个问题，嗯，怎么解释都不清楚，为什么呢？就像在座的有谁去过泰国吗？举手。 有谁去过他老人家的索康多寺院吗？ <laughs> 没有。我现在，我现在怎么告诉你索康多有多么的好，你都不，你都不一定能真正的知道说他到底有多么的好。 <laughs> 我现在不管怎么讲，我的语言多么的华丽，你也不一定能理解。你要去。 你才知道，好吗？好好的说，自己就会看到。嗯，我刚才那个师姐去过，师姐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呵呵，最近有没有师姐去过？嗯，是不是个比喻，嗯。 想问一下，那个看见念头跟那个知道念头有什么不同？ 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กับรู้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ต่างกั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รับ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กับ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กับรู้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ต่างกั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ครับคิดรู้หรือคิดแล้วรู้หรือ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กับรู้ความคิด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กับรู้เห็นมันกับรู้มันรู้เห็นหรือคิดเห็นพบเห็นไม่มีไหนเลยพบเห็น ที่ว่าเห็น การคิดเห็นเนี่ยมันอยู่ไกลๆนู่นการพบเห็นเนี่ยเห็นเนี่ย เห็นเนี่ย เห็นกันพบเห็น เห็นมันคิด แต่รู้ไป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ด มันคิดอะไรก็ไปตามความคิดอันนั้นไม่ถูกต้องถ้าเห็นมันพบเห็นใช่ได้เห็นกับรู้ต่างกัน เห็นงู เห็นงู รู้ว่างูเ็นไมฮะถ้าอย่างนี้เคยเหมือนกัน งูพิษตาเป็นอย่างนี้ งูไม่มีพิษตาอย่างนี้เห็น เห็นงูอย่างนี้หลบหลีกไม่มีพิษเลยถ้าเห็นงูตาแบบนี้ ไม่มีพิษ 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แต่มันคิดดี ก็อย่าเวลาปฏิบัติก็อย่าไปอย่าไปติดดีให้เห็นมันก็พอก็กลับมาตรงนี้他并没有讲说看见跟知道有什么区别，但是他举了个例子，有一一条蛇，那你要看 这个蛇的眼睛是这样的，大滴滴，大滴滴，打滴滴，打滴这样的眼睛的蛇有毒。它的眼睛如果是这样，你要看好呢，你要看看见它，看好它。 它这样的眼睛的蛇有毒，眼睛是这样的蛇没有毒。人，人，人，人，关节，不要不要怕痛，因为话要承担嘛。那我们接，如果这个有问题，我们接它，人关节它要用药片。 แล้วก็เกิดไม่พอใจอันนั้นหยุดเลยไม่ต้องไปกัามัน光明一来，看见他，回到当下的ง作。 ต้องบางทีเหมือนไปอ้อมรอบหนึ่งไปคิด รอบหนึ่งแล้วถึงกลับมาที่เมืองกนั่นแหละก็คือนั่นแหละดีแล้ว คนกลับมาคิดกับคนส่วนใหญ่ก็จะคิดเป็นเนาะคิดได้ แต่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ดไม่ได้การที่เห็นว่าคิดคือออก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ดได้แต่ไม่ไม่ใช่แค่รู้ว่าคิดเรื่องอะไรนะ แต่รู้ว่าเราเผลอไปคิดแล้วนะคือเห็นความคิดผมพูดเปล่าๆก็ได้จะโนดต้องพอแต่ผมพูดเปล่าๆไม่มีคำถามครับเราจะพูดนะจะโนดฟัง他说很好，嗯，师傅说，嗯，一个念头，两个念头，三个念头，啊， 你是在跟着念头跑吗？如果你是跟着念头不停的在跑，就尽量的回到当下。我们都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是这样，啊，念头来了，啊，就跟着兜一圈两圈，有的人兜十几圈二十圈都有，再回到当下，每个人都是这样。 在上面下功夫，没有在觉性上下功夫啊！到看见啊，泰文有好多词，啊，重要的是，你修的人怎么做，并不是那个词，英文又是一个词，德文又是一个词，日文又是一个词，很多词。 修宗禅能入禅定吗？我这时候呢，是这么他的组织啊，这是一个入定后仍然要做动作吗？啊，修宗先回答这两个问题。想入定吗？想不他定。啊，我先问你一下，我好，我好不叫容易问。你想入定吗？想是吗？你想入，比较好。 ฏิบัติสายนี้ ปฏิบัติสายนี้เข้าสมาธิได้ไหมคะสมาธิแบบสมาถะเนี่ยเข้าได้ไหมคะแล้วหลีผมก็เลยถามเขาว่า แล้ว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กเข้าไหมเขาบอกอยากค่ะ อยากเข้าสมาธิแบบสมาถะปฏิบัติตามนี้เข้าสมาธิได้ไหมครับแล้วเขา ใจเขาอยากเข้าสมาธิแบบนั้นนะครับ สมาธิไม่อยู่แบบสมาธิคือ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มั่น เป็นสัมมาสมาธิแต่สมาธิแบบสงบไม่รู้อะไรเลยไม่ใช่สมาธิแบบละกิเลสตาย定有两种，定有两种，一是你说的奢摩他定， 另一种病，我先说这么癌病啊？这么癌病就像一块木头，枯木啊，或者像一块石头，那叫什么癌病？另一种病是绝迹产生。 ยสอนแบบสมาธิเหมือนกันสมาธิตัวแข็งตัวแข็งดูนิ่งนั่งแปดชั่วโมงก็จะนั่งตัวแข็งอันนั่นเป็นสมาธิเวลาออกจากสมาธิยังมีกิเลสตัณหาอยู่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โลภลงอยู่เพนั่นเป็นสมาธิแบบ ไม่ใช่สัมมาสมาธิ 过来，那。嗯，我曾经在很多年前教过别人修修么大病这种病我把用的词是硬的，是硬的，身体是硬的，心也是硬的。然后从。 生过他定初定以后，每一个人都还有贪嗔痴，而且贪嗔痴还很重，尤其是嗔心。修过他定的人的嗔心比没修的人还重。然后修过他定的人会非常执着那一种心。 然后老师就说：“人世间，人世间，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哪一个地方，有哪一个啊境界，是能让你像在生活他定中那么的安静吗？” 有菩萨教呢，他来สอนเพื่อไม่อย่างนี้คือสติหรือวิปัสสนาเนี่ยไม่มีในศาสนาอื่นมีแต่เฉพาะตอนที่มีพุทธศาสนาเท่านั้นเนาะ。嗯，舍利塔定是在悉达多王子还没成道前就已经有，没有佛教前就有舍利塔定，大家有听说过？ 在泰国叫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修啊，修罗他定是最厉害的。为什么佛陀修了四禅八定，然后又一个人到了菩提树下，最后六年一点离心才开悟？如果说摩他定可以让他离苦。 为什么佛陀还一个人来在独立自己？แต่กม้งมันมีทั้งสมาธิที่เป็นสมาสมาธิด้วย มีทั้งสติวคู่ไปด้วยมมีทั้งแปดอย่าง มีทั้งสมาธิด้วย มีสติ มีหลายอย่างวคู่ไปทุกอย่าง มันไม่ได้ไม่ได้ติดแค่ความสุขไม่ได้ติดแค่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ฉยแต่เอาสุขเอาสงบมาเป็นฐานในการรู้สึก 圣摩他定是静，心静的静，静而不觉的。圣摩他定指，圣摩他定啊，要学习圣摩他定，喜欢圣摩他定的人，是追求一种宁静，一种宁静，这种宁静没有觉性，所以刚才和尚才说他是空的，空。 枯木是没有绝性的，没有绝性的解决不了你人生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你只会执着那种宁静，整天想得到那种宁静。学佛是为了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学佛不是为了像一个枯木一样坐在山洞里或者坐在寺院里，观禅是最适用、最适合。 在城市有忙碌的人。刚才师父还说到，皮破生啊，皮破生那就是观。观，什么叫皮破生呢？皮破生那就是如实的看清事实真相。你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要忙，你就是要工作，你回家就是要照顾小孩。 嗯，咱就是要花钱，你就是要去找钱，每天就是要不停的这样忙碌。如何在生活当中能把你学到的，啊，在事业里学到运用到生活当中，这个叫皮生。生活他就像个姑娘一样坐在那边，不要日常用中很难运用上。还真是还有，只有皮破生啊，才能彻底从。 现之中解脱中。我我问一个问题。 这样子的话，就是如何能够最终的解。 จิตที่คิดมันเกิดขึ้น แล้วก็จิตที่รู้สึกตัว มันเกิดตามมาแต่มันขี่มันเร็วมากเนี่ยจิตเรา รับรู้อารมณ์หรือมีอารมณ์ได้ทีละอย่างพอจิตคิดปุ๊บแล้วจิตที่รู้สึกตัวมันเกิดตามมาที่หลังเนี่ยเรียกว่ามีสติ แต่มันเร็วเหมือนทันทันกันเหมือนใกล้เคียงกันนะเรียกว่ามีสตินะมีสติแบบนี้ คือเราไม่ใช่ไม่ใช่ ไม่ใช่เอาสติไปนำหน้า มันยังไม่หลง แล้วก็ไปคอยจ้องดู หรือว่าให้มันทั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ทันทีเป๊ะๆไม่ใช่เพราะว่า จิตของเราต้องรู้ก่อนว่าจิตเรารับรู้อารมณ์ในสิ่งอย่าง就是说，你首先要明白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的觉性在 你知道一件事情啊？那么，当你能跟你的念头、你的觉性跟念头能够同时觉知到，就是及时、及时的觉知到那个念头的时候，如果真正能做到这个的时候，就离苦。那我刚才又问师傅说，能不能更快呢？ 能不能更快呢？能不能先知道呢？嗯，师傅说，师傅说，要出现才知道，才叫快。嗯，先知道的先知先觉，嗯，不是快。我的意思是，是解那个那个痛苦已经解除解除出去了，但是另外就是还是不断的出现痛苦，那个痛。苦。 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เรมี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มีมาเรื่อโอเค เรื่องนี้รู้แล้ว มีสติทันแล้วเรื่องเรื่องใหม่ก็มาเมื่อไหร่จะหมดทุกข์อ่ะเฮ้ยเข้าใจ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ต้องเรียนอ่านั่นแหละนะ มัน รู้ทันคิดเกิดขึ้นเรารู้ทันคิดเกิดขึ้นเรารู้ทันนี่เรียกว่าฝึกที่มีสติ พอฝึกที่มีสติมากขึ้นมากขึ้นคือการที่เรารู้ทั้งทันกายก็ดีรู้ทั้งทันความคิดก็ดีเนี่ย พอมันเห็นมากขึ้นเห็นมากขึ้นสุดท้ายมันจะเกิดเป็นปัญญาพอเข้าใจว่าอ๋อที่จริงธรรมชาติมันเป็นแบบนี้เองนะมัน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มันก็ตั้งอยู่ 一个念头来了，你又马上知道啊。那么你越练习，你的觉知力越强。你的觉知力越强，强大到一定的程度，你就会产生一种智慧。你就会产生一种智慧，你的智慧会让你看到说，从你自身上看到说啊，什么什么事情都是奢住、寂、灭。 每一个念头来了走了，生注意力，生命生命，你会产生这种智慧，这种智慧就会带给你苦。还有刚才老师还讲说，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念头念头不断的涌现，念头会不断的涌现，是一种。 自然的现象。如果你想让没自己没有念，昨天是谁问这个问题？如果你想让自己没有念头，是错误的观念。张师傅讲几句，嗯。ก็เหมือนเหมือนสโลไอ้ทา จิตเหมือนกับกระจกนะต้องคอยหมั่นเช็ดถูอยู่บ่อยๆฝุ่นละอองจะได้รู้จักนะมันจะได้สะอาดไหมเราต้องคอยทำงานอยู่ตลอดเวลาแต่พอถึงจุดหนึ่งก็มันเห็นนะเออจิตเราก็ไม่ได้กระจกไม่ต้องทำงานไม่ต้องคอยหมั่นเช็ดถูมันก็สบายไม่ต้องทำอะไร知่啊，最后就是像慧能大师讲的啊，本来无一物。 何处有尘埃？没修明白的人，就像神秀大师讲的：“时时行拂拭。”啊，师傅讲说：“什么都没有，要擦它干嘛呢？”本来我们本具的已经很明亮了，为什么还要擦呢？那一个问题，在你接下来。 用过的过程中，你会看得更清楚。不说话，啊，多说其实我那个我的问题，并不是说思维产生一个假的问题，确实是一个真真实的问题，这是在修行，因为确实就是也很痛苦，因为就是就比如说车那个，我们一块儿来跟人文师傅一起坐火车过来的，就知道。 确实很苦，因为那个脖子颈椎有点错位，所以在火车上都不敢睡觉，害怕睡睡睡起来之后第二天早上就就那个咔嚓就断掉了。 <laughs> 然后然后过来以后，我就是因为坐在这个师兄后面，这个师兄每次做一个动作，他他脖子要动一下， <laughs> 然后我我就看了之后同病相怜，我也感到很很痛苦，但是我又不能动，我一动以后就容易这个颈椎就错位掉了。 所以，所以啊，我看到他，虽然我就是，他这个我心中有这个痛苦是吧？但是我虽然能够马上看到他，我解脱他，但是眼睛的速度是光的速度，眼睛的速度这个速度很快，就是他不停的传视，传试过来，传试过来。就我我这个速度再快，我不能快过光速啊！我看到念头，因为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练练了很长时间了，长时间反 ดิฉันไม่ได้พูดเนี่ยเขาไม่เข้าใจ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มันต้องมีอย่างนี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มาเร็วความคิดมันมาเร็วมันเรื่องยังไงสติเรื่องยังไงก็สู้ความคิดตลอดเลยจริงๆเขาอยากจะได้ความคิดนั้นขอบคุณเนาะมีกรรมฐานอย่างที่ี่เห็นเรื่อง ได้ช่างมานกมรู้สึกตัวใหม่ 认真，你说得很好啊！你很认真，你很用功啊，但是有点挤，有点挤。那刚才别坐老师说，你请你换一个位置，你换一个位置，然后你要放轻松，所以说你要放轻松啊！手抬起来，撅起；手抬起来，手放下，撅起。 呃，个，我想听刚才那个师兄啊，题说了一半，他说这个觉知这个是不是真我啊？那么既然不是真我，他，他学静的那个一个意思啊，那个既然不是真我，那它跟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 贪欲的底，快乐，快乐。觉性是众生本具的，一只蚂蚁都有觉性，本具的。有了觉性，我们就不苦。觉性跟我们的关系啊，有了觉性我们就不苦觉性和我们的关系啊有了觉性我们就不苦没有觉性我们就很苦。有了觉性，有了觉性。 我们就把念头看得很清楚，没有决心，我们就被念头骗，跟着念头跑，执着对错，去做好坏。有了决心，我们就不会在这个里面浪费时间。啊，有了决心，你就可以脱离六道轮回。两滴，有个两个多钟，打开，打开遮，打开呢，遮盖冷。 ok，他的病就解决过去。嗯，我刚才师父讲过，说他的披风啊，可以帮他不会冷，啊，解决冷的问题。那么觉性呢，可以解决我们的苦。嗯，有觉性的人，才能彻底从苦中解脱出。来。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对刚才呃关于那个什么他定的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 刚才师傅说，凭，刚才师傅说有两种病，你的观念不对。师傅说有两种病，病有两种病，我们讲的湿摩汤病。 说的是和苏卡诺伊的那个情况差不多，苏卡诺的那帮人，也是这种。刚才这位师姐，她刚才又说的已经清楚了，她已经知道了有两种病，是吗？一种是死病枯病，一种是绝气，强大绝气产生一种病。你已经很清楚了，这就是补偿的。不死病枯病没有智慧，还有诞生期。 觉性才能带我们离苦，就是这样。他那个黄山总论坛，他已经修了很长时间了。他他们说他也能入定，这种禅也能入定。他意思是，是不是这种定也是不对？刚才师傅已经讲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一定要修到笃定，而是说可以出现这种状态有。 并不是要去把这个，嗯，不要说一定要修到这里，就是这样那修到一定的时候，你这个动动到一定的时候，它就是要停下来要要什么？要静下来。啊，修定呃，修动动到一定的时间，就是说，它自然要要静下来，静的本身的时候，自然要静。静的时候还动。 不对好好的。他的意思是他修这能这的不是说让他病。我明白，我明白，你很清楚明白，但是你不动了，对吗？坐着不动还是站着不动？坐。坐着不动了，手也不。 做了什么 ปฏิบัติยกมือสั่งจังหวะ 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นี่ครับว่า ยกมือสั่งจังหวะไปเรื่อยๆพอถึงจุดหนึ่งก็เพราะจิตเป็นสมาธิก็ทำสมาธิไปเลยก็ต้องยกมือพอทำสมาธิไปแล้วไม่ขึ้นวิปัสสนาเองเขาเข้าใจว่าอย่างนี้ครับ แบบว่ายกมือ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ถึงติดเขาก็ได้จะไม่ยกก็ได้ถ้ามันมีสติถ้ามันมีสติ ถ้ามันมีสติจำเป็นก็ต้องยก ถ้ามันหลงไปต้องยกมืออีกอันหนึ่งจะเข้าไปใ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มันดิ่งเข้าไปสู่ความสงบนี่ยนิ่งๆอันนั้นก็ปล่อยออกมามนรู้สึกตัว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ยกจิตขึ้นสู่วิปัสสนาภูมิให้เห็นมวรู้สึกตัวจึงเข้าสู่วิปัสสนาได้ถ้าบางทีอารมณ์ความสงบมันก็มีนะ มันทำไมล้อไปอยู่ในความสงบแล้วก็มีเขาติดสมาธิ อ่าสมาธิ ไม่ยกมือไม่ยกมือนะ นั่งอยู่เฉยๆเลยค่ะ อ่า อยู่เฉยก็ถ้ามันไม่รู้เลยกลมาลับมาเมื่อกี้เขาบอกเพื่อนๆว่า ยกมือไปยกมือมา ต้องไม่ยกแล้ว ต้องนั่งเข้าสมาธิ สมาธิแบบสงบมันก็ไม่ถูกต้อง สมาธิคือตั้งใจที่รู้อยู่เสมอเนี่ยสัมมาสมาธิ มั่นใจไม่งอนแน่นคอนแคนไม่หลงไปทางไหนมันสงบก็เห็นมันไม่สงบก็เห็นเนี่ยรู้อยู่ตรงนี้ 不动了，不动的时候有觉性吗？眼睛是睁开的还是闭起来？眼睛是一条缝啊啊，现在啊，我来说啊，如果是在执着一种宁静，我刚才讲，的，如果是在执着一种。 是一个什么状态吗？你知道吗？你看见当时你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静而不绝的一个状态？ ก็รู้ตัวเองดีก็ดีแหละนะแต่รู้แต่ต้องจะไป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รู้ ให้ถอนตัวเองออกมา เห็นตัวรู้ตัวหนึ่งรู้สึกตัว ปืนไม่ยกก็ได้ แต่ถ้ารู้สึกตัวใช่ไหมเขาเขาเขาจะเข้าเรียนมาเขาไม่ทำอะไรอธิบายเร่องพ่ออธิบายเขาบอกเขารู้เขามีสติมีขามีสติ ถ้ามีสติไม่ยกก็ได้ แต่ถ้าแต่เรามี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สึกตัว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เราด้วยอย่าไปติดกับความสุขเดี๋ยวติดแค่ เฉยๆเฉยๆไปติดมัน อธิบายไม่ได้แล้วนะ มันต้องออกเอง มันต้องออกเองรู้ว่าเขาเป็นธรรมผมเขาติดสมลค่ะติดสมาธินั่งอยู่นิ่งๆ ไม่ทำอะไร ยกยกขึ้นจะเป็นเวบไหนก็ตามไปจะปฏิบัติไม่แบบใดก็ตาม อันที่มันถูก อันที่มันผิด อันที่มันถูกก้องอันเดียวกันอันที่มันผิดหลายอย่าง ก็จนนั้นนี่สมถะก็ดี กรรมฐานก็ดีวิปัสสนาก็ดีนั่นหางดีเมื่อเราทำไป มันก็มีผลสมาธิทำ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งบอุบายทำ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งบเย็นสบายทำให้เกิดความสงบร้อนสงบก็มีรสชาติ หลวงตาติดสมถะตั้งแต่อายุสิบหกถึงอายุสามสิบปีติดสมถะติดตัวสมองสิบสี่ปีติดไปสิบสี่ปีก็อย่าอันนี้ก็เคยมาเหมือนกันฝึกสมถะตั้งแต่อายุสิบหกปีถึงอายุสามสิบปี 是和他定了，啊，因为如果是不是是和他定的话，啊是可以随便动，说站起来就站起来，这种你会很喜欢他，你不想站起来对吗？你很喜欢他，然后他说他曾经从十六岁一直到三十岁就执着你说的这个东西，嗯。 然后，当他老人家来找罗国平的时候，他认为他已经很厉害，了，入定入的很棒。罗国平看了他一眼，说：“什么都不懂。”好，就讲到这儿。啊，我们吃饭。嗯。的嗯，可的。好在。 เป็นไรหมดเวลาพอดีครับหมดเวลาพอดีวันนะอันกับ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เนี่ยบางทีคำที่เราจะถาม มันสงสัยอาจจะไม่ต้องถามตกงไม้มีการปฏิบัติเจริญสติไปมันจะเฉลยไปเอง其实很多问题呢，问也可以，不问也可以。你一直往下走，那回到日常生活当中， 你看你修的东西，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用上功？啊，一句好话你开不开心，一句坏话你伤不伤心，你生不生气，你就知道你修的对还是错。你真正的能拿捏好自己这面心，说明你修的是对的；你拿捏不好自己的心，说明你走错路，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进步。啊。 所有的理由，所有的答案，不一定是真正的答案。真正的答案一定要从自身上看到、看见，那个是一定是真正的答案。 需要好好的去修，补修。